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一十三集。叶子楠眯着眼睛，良久盯着天际。鸟族目力好，叶子楠看得比其他人更远一些。他总觉得钝光的颜色好像有点眼熟。 叶子楠忽然猛地拍了邹继白一下，邹继白冷不丁的受袭，很是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？我知道是谁了。叶子楠双目晶亮，表情中满是不可置信。是他们两人。叶子楠没有说出名字，然而邹继白怔了一下，马上猜出来，能让叶子楠这样形容的，唯有两个人。叶子楠又惊又喜，赶紧拉着邹继白往前跑，快！ 他们还没走远，我们现在追还来得及。洛寒、林清霄和风雨家大概是最后离开海市蜃楼的，折腾出来的动静也最大。洛寒出来后，见地面上密密麻麻都是人，他没法降落，只能再往远飞。其实他们没有得到机缘，但是现在所有人都把他们当靶子，洛寒有口难言，内心无奈极了。身后的尾巴逐渐被甩开。 但是有一个人极其执着，怎么都不肯离开。风雨家皱眉，手慢慢按在武器上。这个人直奔我们而来，恐怕来者不善。我们要动手吗？洛寒觉得后面那道盾光有点眼熟，他看了一会儿，猛地通过火红的衣服把对方认出来。叶子楠洛寒再一凝神细看，可不正是他吗？ 洛寒松了口气，对风雨佳说道：“不必动手，都是自己人。”洛寒三人停下，双方距离立刻拉近。叶子南追到吐血啊！他刚一见到洛寒的脸，就抱怨说：“你们怎么飞这么快？我叫了你们好久，连传讯符都发出去好几张，你们理都不理。”洛寒和林清霄飞得比传讯符快，靠传讯符通知他们根本不可能。叶子南没有办法，只能自己亲自追。 结果这一追，差点把叶子楠累死在路上。他说完抱怨的话后，这才发现还有第三个人在。一个美丽端庄的女子站在云层上，眉心一点嫣红，容貌秀美，仪态大方。叶子楠的心跳倏地停了一拍。洛寒没有注意到自己队友的异常，他停下后，果然看到好几个传讯符从后面追上。 洛涵有些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抱歉，我没注意到是你。如果知道是认识的人，我早就停下了。”叶子楠失去语言能力，他突然正了正形默默将身上的衣服拉平整，一脸正经说：“是我太唐突了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呃，你们刚从秘境中出来，骤然发现被人尾随，必然不肯停下，方才多有冒犯，我再次赔罪。” 叶子楠在洛寒面前没正形，习惯了。他忽然变得严肃，倒让洛寒愣住了。你受了什么刺激吗？为什么突然这样说话？叶子楠依然一副玉树临风的样子，丝毫没有理会洛涵的话，而是说：“先前不知道队伍中还有其他人，多有失礼。不知这位姑娘是……”洛涵哦了一声，说：“啊，还没给你们介绍，这位是凤凰族的公主。” 风雨家。这位是叶子楠生怕洛寒说出一些奇怪的定语，赶紧截住他的话说：“我是叶子南，云州王世子。原来是大公主，久仰其名，今日终于得以一见，幸会。”洛寒接连被忽略两次，他终于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了。他看了看美丽大方的风雨家又看看浑身都在使劲的叶子南，默默的选择了闭嘴。 哎，春天来了。风雨家听到叶子楠的名字，也露出恍然大悟之色。他颔首笑道：“ <laughs> 原来是世子，幸会。”鸟族聚居在吴云十六州，这其中又属吴州、云州最为广袤强大。吴州是凤凰族的栖息地，云州是朱雀的地盘，两方一南一北，倒也相安无事。 风雨家和叶子南是同一辈，两人之间隔了几万年。风雨家从一出生起就不断听家族长辈说过云州王的世子，但是一直无缘得见。凤凰女王和云州王几次会晤，要么叶子南在外游历，要么风雨家在闭关，反正一直错过。两人早就知道对方的存在，甚至连对方名字、性情和事迹都有所了解。 但今日才是他们第一次相见。洛寒眼睛不断从两人身上扫过，笑道：“你们两人认识啊？久闻其名。”风雨佳说：“我早就听母亲提过云州世子，可惜一直无缘得见。上次我跟随母亲去云州拜访时，母亲本打算让我请教世子修行，不料世子两天前刚出门游历，我们只能作罢。” 没想到，今日竟然在这里见到世子。叶子楠内心扼腕，但还是保持着微笑说：“原来那次是公主来了，是我失礼，请公主勿怪。”洛寒笑而不语，他出于同伴情谊，主动给叶子楠提供话题，问：“你不是说回云州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只有你一个人吗？” 叶子楠下意识点了点头，随后猛地意识到不对，“哎，邹继白呢？他的小伙伴怎么不见了？”叶子楠赶紧返回去找。洛寒无语，也跟着他回去找人。风雨佳跟在后面，轻轻皱眉。叶子楠发现，第一时间问：“怎么了？公主莫非有什么烦心事？”风雨佳缓缓摇头：“算不上，家弟也不见了。” 这一路上都没有看到其他人，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洛寒听到接话说：“还有叶崇玉，他们也不见了。”叶子楠听到这个名字，忍不住皱眉：“叶崇玉，他为何会在仙界？”洛寒叹气说：“此事说来话长。我们进入古遗址后，被吸入一个壁画中，壁画的主题是魔界，故而遇到了叶崇玉等人。” 但是等我们脱离时，却和叶崇玉及风雨辰等人走散了。我们在遗址中找了很久，一无所获。后来一切莫名摇晃，我们见势不对，只能先行离开。这次除了叶崇玉，还有好些魔族一并跟来，他们目的不善。我们要尽快找到他们。洛寒说的简单，但是叶子楠仅是听着就能感受到其中杀机四伏。叶子楠感慨：原来遗址中的人是你们。 难怪，不过我就守在遗址外面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们是最后脱离遗址的，他人兴许早就出来了，只不过没有你们的动静大，所以才无人得知。有可能，洛寒说着陷入忧愁。天界这么大，如果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，那接下来我要去哪里找他们？风雨家闻言接道：“这倒不难，若是洛姑娘不嫌……” 不妨在云中城暂住几日，我这就让护卫队去各个路口排查，只要他们还在吴中，必然能找出来。这种时候政权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，仅靠他们几人，万万没法将人搜出来。洛涵还没说话，叶子楠简直恨不得替洛涵答应下来。好啊，正好你们还没去过云州，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云州游历，我扫榻以迎。 叶子楠已经将自己默认在我们中，洛寒不忍心掐断好友十万年来唯一的桃花，回头看向林清霄。他反正是个闲人，去哪里都无所谓。但林清霄的行程恐怕安排得很紧。林清霄从脱离古遗址后就非常沉默，他察觉到洛寒的视线，回过神来，轻轻点头：“好。” 他看着兴致不高，甚至有些恍惚。洛寒很不放心林青霄的状况，然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洛寒忍着担心，尽量如常地对风雨佳说话。好，那就有劳公主了。风雨佳也看出来林青霄心情不太对，他装作没发现，说：“这次多谢两位出手相助，我一直不知该如何回报。如果能帮你们分担些所务。 是我的荣幸，洛寒连忙推辞。公主客气了。风雨佳说着，自己也叹了口气。魔族可以慢慢找，如今我担心的是风雨晨。从壁画出来后，我一直没看到他，不知他到底去哪里了。叶子南安慰道：“太子兴许是回城了，遗迹外围这么多侍卫，不会出事的。如今也只能这样想了。” 风雨家沉着脸，点头说：“希望如此。”他们一边说话，一边找人，可算在一处云域中找到了邹继白。邹继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队友们无情甩开，整个人都抑郁了。叶子楠见到蔫巴巴的邹继白，多少生出些愧疚：“我刚刚赶路太专注了，没留意你，你还好吧？” 邹继白摇头，正在自闭，不想说话。林青霄也一路沉默，队伍中情绪十分低沉。风雨家见状，赶紧说道：“诸位赶路辛苦了，我先前不知二位到来，多有怠慢。如今云中城就在不远处，还请二位赏脸去云中城一聚。”叶子楠正有此意，一口应下。接下来一路无话，他们很快赶到云中城。 王宫里的人早就接到消息，一对侍女等在门口。为首女官看到风雨家，连忙提裙迎上来：“公主，您可算回来了。”风雨家看到自己的女官，脸色微沉，问：“太子呢？太子殿下已经回来了，现在正在寝殿内休息。”女官说着，靠近，低声对风雨家传话：“公主，女王刚从太子寝殿回来。” 现在神情不太好，风雨家了然，仪态万方的点头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女官的声音虽然避过众人，但是看他们的表现，哪里能猜不到说了什么呢？洛寒暗暗挑眉，委婉问：“宫里是不是出事了？需要我们帮忙吗？”风雨家摇头，依然端庄大方的笑着说：“无事，只是些琐碎公务。” 不敢拿来烦扰几位贵客，多谢罗姑娘。诸位先随我来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